进来，卢米诺反应剂拿到了吗？嗯，拿到了。给。严哥，你让我大半夜去痕检科偷这个干嘛呀？一会儿再说，跟我来。喂？喂，严哥，你你在浴室割腕？ 把血弄地上了！ <laughs> 你脑子里装都什么东西？闭嘴！把灯关了。哦，好的。嗯， <gasps> 血渍反应，严哥，你真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 什么都不知道，严哥、严队、严子、阿住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保证出去后什么也不说。你在警校里应该学过，卢米诺试剂被血液中的铁离子催化会发出蓝光，因此被用来探测犯罪现场的血迹。但如果现场有其他强氧化剂存在的话，卢米诺也会发光，所以用次氯酸漂白剂之类的强氧化剂来涂抹现场，强荧光就会干扰刑侦人员。 对血迹的判断，嗯，是是是，次氯酸催化的光亮起来非常快，血液铁离子催化的亮起来慢，可以通过拍照曝光来进行分辨。但当年刑事摄像不普及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怎怎么办？怎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封锁现场，令其保持干燥，过几天氧化剂就会挥发，而铁离子却不会消失。 即便几年后，仍然会让卢米诺发亮。哦，我走了三个星期，这里不管曾经用了多少漂白剂，都该挥发干净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些荧光不是次氯酸，而是血。谁谁的血？还能是谁呢？当然是那个姓吕的王八蛋了。 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十一集。 回来了啊！哎呀，今天我呀，嘿嘿，绿菊，老头子回来了，小严正等你呢。哎，你说这孩子来就来吧，还给我带什么护肤品，多浪费啊！哎，老吕，你先招待着啊，我再炒两个菜。啊，好，好好好。小严。 一会儿留下来吃饭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当年江亭啊，擅自拜访岳广平，这才过了半年，岳广平就死了，江亭也完了。国家真该出个规定，禁止支队长随便上公安局长家做客。这兆头，真是大凶。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先说好啊，停职审查期间，不允许刺探市局任何日常事务和案情相关的信息，否则一律按违纪处理啊。那天晚上，你来我家，是想跟江婷策划什么？什么？ 该说的呢，都跟你说过了，剩下的不能告诉你。我可不是老魏，为你撒个娇，求两句就能心软。规章制度就是规章制度。这这是什么？您被江亭刺伤当晚，湖滨小区后门的监控录像。 监控录像已经被封存进市局了。按保密规定，除办案人员之外，物业公司不允许擅自泄密，否则要负严重的刑事责任。但公司内部领导却可以调阅。不好意思，我爸现在已经成为那家物业公司的新老总了。死你个仙板板！三个星期前那天晚上。 你来我家，向江婷提出卧底计划，但跟您后来说的不同，江婷没有拒绝，她答应了。你们商量好，让江婷刺你一刀，再连夜逃出见面。而江婷要跑到警察一时半刻找不到的地方，起码需要好几个小时。而您的伤口，即使避开主要血管和内脏，也很难在寒冷雨夜里坚持那么久，所以。 你们打了个时间差。江婷确实是九点左右离开的，但您一直在我家待到凌晨。估计环卫工开始上班后，才站在我家浴室里，浅浅的撕了自己一刀。您早年是法医出身，下手自然有分寸。 仔细收拾好浴室后，您才来到事先勘察好的浴室地点，挤破了那个准备好的血袋，然后顺理成章被环卫工发现，送进了医院。虽然验伤可能发现被捅和刺捅的区别，但省厅负责伤情鉴定的胡处长是狗弟的师傅，只要事先暗示好，他不会大动干戈认真跑来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样可做物证的是小区监控。 几个月前，江婷和我一起从物业公司调过方正红跟踪我的视频。从那时起，他就记住了小区内的各个监控盲点。严邪，我能理解你不愿意相信江婷是叛徒的事实，但你能不能偶尔也勉为其难的，啊，屈尊降贵的，稍微相信一下你的领导？ <laughs> 领导。 被副局和余支队，从一开始就知道您这个计划吧？否则案发现场挤破那个小血袋，血清率渗透检测一做，不就露馅了吗？哎呀，严邪，严警督、严副支队，为什么你就不肯相信是江婷在你家刺中了你，领导我一刀，然后趁乱逃走？ 而我呢，谎称在外遇刺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这胎神瓜娃子呢。因为用漂白剂清洗浴室血迹的人是你，江婷不会把我的洗脸巾污染成抹布。我。哎嘿嘿嘿嘿哈哈，您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有，你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，还他妈用粉黄色的旧毛巾洗脸。 旧毛巾吸水性好，否则次氯酸那点味道怎么会留到现在呢？哎呀，那天晚上啊，我没有用自己的外套去擦，就是怕羊毛布料纤维留下蛛丝马迹。没想到最后还是弄巧成拙了，反倒成了真正的天意。 <laughs> 老了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哎。所以江婷确实没有刺伤你，嗯，也不是主动投靠黑桃 K，嗯。江婷按计划部署，潜入吴吞文少贩毒集团进行卧底，准备伺机拔除中缅边境乃至建宁的一整条地下贩毒线路。 这件事情高度机密，已经获得了省公安厅刘厅长的批准。所以当初我被刺伤之后，立即在医院宣称凶手是江婷。放出的都是假消息。对，那个时候房间里应该就有黑桃 K 的内线窃听器，不然江婷不会潜伏的那么顺利。 当然了，到底是谁放进来的？范围已经很小了。如果最后圆满完成任务，江婷就能平反昭雪，将三年前一零零九爆炸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江婷，江婷。 如果不是吕局找上门来，我还可以再多为你维持一段时间的假象。你还相信我吗？不相信就对了。日后再相见时，已是生死仇敌，而死亡是最好的旅镜。也许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你应该为江婷骄傲，妍希。 他已经向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份非常重要的线报。什么线报？吴吞的藏身之处。江婷说出，吴吞具体藏在哪个寺庙里了？江婷在一零零九行动的筹备期间，曾通过加密邮件向吴吞汇报过各种进展，这跟你刚从元龙峡回来时对省厅交代的口供也一致。 还记得吗？一零零九行动准备的每一步，都通过加密邮件向吴吞报备过。吴吞当时也通过邮件表示， <coughs> 表示了谅解。记得，我们对江婷用过的电脑和手机进行了数据还原，确实发现了这些邮件。不过有一点，江婷没有告诉你。 他在其中几封邮件里安装了病毒程序，一旦邮件被回复，病毒就会锁定电子邮件发出的地理位置。 <laughs> 也就是说，他表示了两次。嗯，吴吞返回的地址全部都集中在缅甸的贵盖山区。江婷记录后，发给了岳广平。 直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、最孤立无援的时刻，他还在努力把信息传达给我。他当时是什么感受？他曾对我失望过吗？佩奇，你现在还相信我吗？你说呢？ 哎，嗯，你要不要喝点水冷静一下？无吞藏身的寺庙在贵盖附近。是的，有了这条珍贵的情报之后，我国公安部门迅速与缅甸方面进行了沟通。从上周开始，缅甸军警。 和善邦缉毒警已经盯住了盖德山区的一座寺庙，虽然还没有进行抓捕，但确定吴吞就藏在里面。他们，在等待时机。他们在等黑桃 K。就算江婷存心拖延时间，也绝对拖不到三周这么久。黑桃 K 抓到江婷之后，一定会立刻逼问吴吞的藏身之处，并且采取行动。但现在。 他迟迟没有动手，是因为最好的猜测是黑桃 K 顾忌警方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那最坏的猜测呢？也许是因为江婷病了。什么？啊，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盖德山区丛林环境非常复杂，所以还是地形等其他因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。 <laughs> 总而言之啊，黑桃 K 势必会在最近对寺庙下手。只要他一现身，善邦警察就会立刻动手。我知道，你想让江婷回来。我们老辈人，也不太懂，也不想干预你们年轻人情啊、爱啊这些感情。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我们也都希望江婷能够活着回来。 尘冤昭雪，我明白，我相信你。嗯，不耽误您吃饭了，李局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嗯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把你手上的移动硬盘放下，干嘛？干嘛？ 我要去找物业公司问责，说了不准泄密，当公安纪律是开玩笑呢。 <coughs> 呃，那个李局，合同法规定，收购公司是要一段时间冷静期的。啊？ <laughs> 所以这个硬盘里根本没有什么录像。原来你也会被空城计唬住啊？啊？ <laughs> 啊？那那这个硬盘里放的是？ 此飞天小女警就这么诞生了。姓严的，你个胎神！ 江队，稀客呀！怎么样，最近？还行吧。来一根。谢了。 看上去，不太像个刚刚肺炎痊愈的病人。你看上去也不太像个刚刚结束十几年缉毒生涯的警察。 <laughs> 彼此彼此。哎，既然你来了，是不是说明你们老板准备向他爹动手了？ 你知道我刚才在看什么吗？嗯？边境线，中缅边境线长达两千一百八十四公里，极度复杂的丛林地形，让毒品交易、玉石走私、野生动物走私变得非常方便，偷渡更是难以遏制。木姐边陲很多渡口，划一条小船就可以越境。 那些试图在这里淘金的劳务人群，绝大多数都被骗进了地下赌场，挨打、吸毒，和别人共用针头和海洛因，不计其数的人因此感染艾滋，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携带艾滋病毒，长到几岁或十几岁时病发，全身溃烂而死。 中缅两国政府都提供免费艾滋病药物治疗，然而根本没有用。在很多寨子里，不吸毒的人被认作是异端，会用掺了料的烟、酒、食物等拉人下水。艾滋病整寨整寨的泛滥，一代一代的相传，没有尽头。 你对这些挺熟的，因为这种情况在西南地区也存在。大凉山、元龙峡、永康村，我对永康村的现状表示同情，但有些事儿还是不要强求的好。 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打听工资、福利待遇，还有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喂蚊子的鬼地方？ <laughs> 对了，阿姐，你的这把枪该物归原主了吧？您慢慢聊，枪我带走了啊。江婷。 大哥有事找你，嗯。 还是没用，哼！山邦的警察从来都没这么难缠过。据说边防施加了很大压力，哼， <laughs> 不要紧，只要那个连烧了三座寺庙的逃命鬼不知道我在哪儿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大老板。 走吧，去打洛。是。 没动静，我们安全了。嗯，开远光吧，山路不好走。是，张不要停，听我指挥开。 张张的成什么大事？被山帮警察围住的是文少，他们被人暗算了，让他们狗咬过去。两点钟方向，向着水城开。岸边有人，有人开着手电筒。停车，我们走水路。 村叔，阿云，船备好了吗？都按您的吩咐，预备好了。林子里是怎么回事？温少来毒，被警方埋伏了。船可以开吗？可以开，但只能坐两个人。抢给我！阿云，上船。是。 二叔，预案已经安排好了，随时可以接应。等边防那边的人打点好，我们就立刻离开缅甸去 S 省。 到了，特叔，您慢点。嗯。人呢？玉山那帮人说好了，在这儿接应。 跑哪儿去了？雨山，喂！车手已经到了，你们人呢？雨山，快人别喊！是，什么人？ 好久不见，父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派了阿杰去那边接你，不过看起来是没接到。还好我来了这边等您。你怎么知道我会走水路？好久不见，红心 Q，原来是你。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他现在是我的红心 Q 了。来人！哎，大哥，好好把我的父亲请回寨子里去吧。是。 六年前，我带着蓝金的分子式从美国回来时，以为你的时代结束了。没想到，你的人竟然能够偷走配方，甚至研究出更简单的合成方式。那是继得知红心 Q 为你卖命之后，我的人生计划第二次被你打断。所幸我还有机会修正，就像我赢回红皇后一样。 合成配方的，你这催命鬼，早死仔！别做梦了，我就算死了，也是金三角的老大，你别想取代我。金三角已经没落了，就像生物碱终将被合成品所取代，老狮子也总有一天要走向末路。如果你不曾培养江婷来制衡我。 或许我会好好给你养老送终，但你却从我身边夺走了我唯一的兄弟。江婷，去吧，证明给我看。干什么？你们真敢动手？红心 Q，你记不记得？ 是我把你从那狗窝里带出来的，你不能老实点。我记得，但我找到了更值得效忠的对象。合成配方在哪？再不说，你失去的就不止手指甲。 还不说吗？看来我们得待久一点。 我把他一条胳膊削成了骨架，他交代了。哦，工业合成地在 S 省瑶山一个村庄里，新式合成配方和大量蓝金库存被封在地下工厂，具体地址你的人已经记下来了。如果我们赶得及，今夜就可以动身。 <laughs> 过来。从很久以前开始。 我就对周围的人和事物没有任何感觉。心理学家说，缺少情感投射属于反社会人格，但实际上，一点点化学粉末就能轻易操控人脑多巴胺分泌。所谓灵魂震颤的狂喜，或痛不欲生的悲伤，都不过是一管针剂的问题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， 那神应该是白粉状的，但化工合成出来的神无法控制我。只有你曾经让我接触到那种那种感觉，什么感觉？愧疚、后悔，嗯，也有期待和喜悦。 你身体还没恢复，今晚就不动身了。明天我们出发，去 S 省瑶山。是。 有江婷的消息了，怎么样了？缅甸那边传过来的，当地警察在围捕过程中遭遇反击，死伤惨重。金杰他们突围逃逸，吴吞被黑桃 K 抓走了，江婷也在。黑桃。 你少喝点，别熬夜了，多吃点东西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得保养好。 <laughs> 江哥落在毒贩窝里，随时有可能暴露，一旦暴露就有可能比死还惨。你既然都不着急，你还吃得下、睡得着？ 你知道黑桃 K 这个人有多变态、多恐怖吗？他根本就是个天生的反社会。我知道，但我们无能为力。你得认清这个事实。我们就算再着急、再焦虑，也总有些人、有些事是自己帮不上忙的。照顾好自己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了。可是，可是。 只有强迫自己随时保持最好的状态， <laughs> 才能在机会到来时抓住它，哪怕只有一丝一毫，也有可能成为最后翻盘的契机，知道吗？ <sighs> 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先回去了。等等，江哥，江哥一直在等你。 你会把他接回来的，对吗？ <sighs> 就算他不等我，我也会把他带回来。 好了没？都搬上车了，那老头也带走吗？把那个老王八扔第二辆车上，再核对一下货量和武器弹药，快点杰哥说半小时后出发。哎，是。昨晚是你吧？你有病吧？警方恰好在那个时间堵在了我埋伏的山坡后，还带了机关枪。 那种重火力武器，不经过层层报告和审批，根本就拿不到。也就是说，警方早就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了。就是你吧，有病就去治。过来。昨晚是我命大，但别有下次。 我不知道大哥是怎么想的，但你不是真心做事，谁都看得出来。老实点儿，日子好好过，总比把命折腾没了好，懂吗？你有证据，况且，就算你有证据。 又怎么样呢？你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我没有多少力呀，你怎么就来人？来人！把寨子里的医生叫来。 那不是你的错，就是你的啊！我 <coughs> 渴了，有温水吗？有是有，大哥说了，不能让江婷和任何人单独待在一起。 <coughs> 哎呦，算了，反正他们一个不会说中文，一个也听不懂缅甸语，能搞出什么花样？ 我去倒。别动，别看我。中国 S 省瑶山猫村以东八十里，地下有新货，一周后与豪客交易，非常急。 越是。 到底什么时候出发？还有些东西没清理完。你去问问文少。好。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？不对劲。秦川，跟我来。 那村医刚才用手机对外发消息，被我抓住了。黑桃 K 说，让你过去问几句话。 这是怎么了？秦川发现他拿这个手机藏在半山腰上。什么？他一见秦川，就把手机扔进了山谷。我们搜了搜，发现山谷里有缅甸警方的信号增强仪。阿杰已经安排村民下去捞手机了。找得到吗？ <laughs> 找到也成碎片了，数据恢复的可能性不大。 江婷，他们说这医生在对外传递消息之前，最后一个独处过的人是你。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表态、澄清、解释、求饶、狡辩，都无所谓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 自家兄弟，本来就耍不了太多花招。那是因为你心里已经给我定了罪，所以说什么都没必要了，是吧？把我供出来吧。如果他们相信跟你勾连的人是我。 那再多证据都是不重要的了，所以你供出我来，不仅可以多活一段时间，还能保护真正的卧底。不过，你已经在村寨中潜伏了这么久，今天却突然被发现，难道你自己心里就没有一点疑惑吗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 我看你这样子应该熬不过今天了，但就算上路，也得做个明白鬼。吧？你说呢？给他支笔。是。说好事成回去请功领赏，你以为干掉了我？ 就没人能盯住你了吗？你这个叛徒！是？什么？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那个，虽然我很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无辜，但他这个逻辑根本说不通，不用我解释。 大家都明白，对吧？秦川，他刚才那几句话可是盯着你说的，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。嗯，好吧，看来现在嫌疑人确实又多一位了。 <laughs> 这事儿真他妈刺激！啊。别担心，我会给你们最后一个辩白机会的。 把东西拿上来。是。 <laughs> 我知道你们比较抵触，但我只能选择这种方式。一点点海洛因而已，不至于立刻就送命。 <sighs> 不好意思，秦川。 江婷在我这里是有特权的，所以还是你先来吧。那个医生的指证漏洞百出，根本无法自圆其说，这你是知道的对吧？我知道。那你……但那不重要，你只需要把这个注射进去，就能赢得我的信任了。 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跟你混是为了升官发财、一夜暴富，不是为了这个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就直接杀了我。我不是你的试验品。带他下去。是。走。江婷，你呢？海洛因纯度越高越昂贵。 这种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纯净海洛因，市面上根本没有人见过。他呢，现在就在你面前。那你真舍得？我舍得一辈子都给你用这种实验室级别的纯净海洛因。怎么样？还犹豫吗？好，那么我这一辈子。 都不会离开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力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高蛋白营养剂。开个玩笑而已。你太瘦了，要多补充营养。 把秦山扔掉的注射器拿过来。是，给我。这里面才是实验室级别的海洛因。江婷，你说了这辈子都不离开我的，以后咱俩生死都是要在一块儿的，别忘了。 叫我。什么？你没听见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老子就算下地狱，也要拖你一起。黄昏冷，细雨声，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。 千疮百孔，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火暗你眼中交替纵横。愿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。 连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，未被善恶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黑夜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，为破灭出生。 山河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尘世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晨昏，未免山河感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夜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 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生？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，为火而出生。点一盏仁慈的灯，抚慰真实天空。 划开心中不朽的痛，前路如虹，纵让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着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